课文三，在家里，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呀？哥哥今天中午回来吃饭，我看看买什么了：羊肉、鸡蛋、面条、西瓜，真不少。妈妈呢？正在准备午饭呢。哥哥，鸡蛋。 西瓜正在。